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一百二十四集。魔神笑着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如今到处都在开战，不远处就是一个战场。你年纪这么小，独自在外面太危险了。” 我知道一个安全的地方，你去那里避一避，等修炼好了再出来吧。什么地方？洛寒反问。魔域吗？ <laughs> 魔域又不是什么吃人的地方。魔神笑道：“仙魔只是修炼体系不同罢了，你又不修炼灵力，待在哪里有什么区别？”魔域不是吃人的地方。 但是眼前这位魔神恐怕是吃人的。洛寒压根儿不相信这些话，他也不想激怒魔神，尽可能礼貌地拒绝。多谢，但是不必了，我在这里就很好。哦，你不想去啊？魔神似乎是叹息了一声，忽然伸手冲向洛寒。那可由不得你。 魔神飞到空地上时，地面突然亮起一条条阵法线。魔神看着脚下明显蕴含着玄机的阵法线，意外挑眉：“你可真是好样的，从一开始，你就想着暗算我。”这个阵法显然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布成的，也就是说，在魔神到来前，洛涵就准备起攻击阵法了。洛涵说：“你若是不对我出手。” 这个阵法永远不会用得到，魔神都被气笑了。哈，哈哈哈哈哈哈好，好的很，不过是些雕虫小技罢了。我倒要看看，区区阵法能不能拦得住本座。魔神突然发难，攻击阵法。在魔神的印象里，阵法是先祖搞出来的小玩意儿。 耗时耗力，机动性差，是一种看着很华丽，实则没什么用处的东西，纯粹的门面工程。魔神不屑于研究这些术，在他看来，一力降十会，只要他实力强，根本不需要在意任何条件。破阵也很简单，只要力气足够大，将其打破就行了。但是这次魔神打到阵法上时，如同拳头打入水中，阵法晃了晃。 魔力如水波般散开，融入到整个阵法中，仿佛化为阵法的一部分。魔神顿感稀奇，这是什么阵法？为什么和我之前看到的不一样？古阵法和后世飞速发展过的阵法自然是不一样的。阵法成型于战争，却昌盛于和平。战争时单兵作战杀伤力有限，仙族急需一种可以大规模攻击的法术，阵法由此而生。 后来中古战争结束，明武仙尊一生研究空间阵法，阵法的地位大为提高。后世研究阵法的人越来越多，阵法也彻底脱胎换骨，成为了阵丹气符四翼之首。古阵法作用单一，机动性、应变性都很差。但是天启纪的阵法已经非常灵活了。林清霄布下的这个，就是天界最重要、研究最透彻的降魔阵。 降魔阵、诛魔阵，是天界立身之本，每一代天帝都非常重视。关于魔族的阵法，也是研究最多的。林清霄现在也顾不得会不会暴露身份了，两害相权取其轻，身份问题暂且不管，如今先从魔神手里活下来最重要。天界花了大力气研究如何能在不引起魔族注意的情况下，最快布出杀伤力最大的阵法，托了历代前辈的福。 降魔阵布阵手法已经极尽化简，林青霄达到山顶后，就在悄悄准备。刚才洛寒和魔神说话，林青霄不动声色的把剩下的阵法布完。幸好今日来的并不是魔神本尊，而是他的一抹神识，魔神的力量大大降低，才给了他们周旋的机会。林青霄不求用阵法诛杀或者打赢魔神，只要能困住魔神一段时间即可。 魔神一击未成，大为吃惊。他慢慢收敛了心中的轻慢，蓄力又打出一掌。魔神之前从未把先祖的把戏放在眼里，那些法器、药剂、阵法，在魔神眼里无异于小孩子摆弄自己的玩具。魔神以为第一次自己没当回事儿，没打破情有可原。如今正式出手，这个玩意儿肯定塌了。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，阵法剧烈晃了晃，依然稳稳罩在魔神上方。魔神心中顿生警惕，这究竟是什么东西？为何如此诡异？更令魔神感到不祥的是，这个阵法里面的力量不是灵力，而是自然之力。神创造世界，创造灵力、魔气，制定规则。仙族和魔族虽然修炼力量。 但却都在神创造的框架中修炼。仙、魔、妖的力量来源于灵气、魔气，神的力量却来源于自然。正如仙族飞升要接受天雷考验，魔族进阶需要经历业火炙烤，雷电、水火等自然之力是高于灵力和魔力的。这也就是仙、魔、妖都无法伤害到神的原因。因为这个缘故，魔神一直看不起仙、妖、人。 甚至魔族在他眼里也都是服侍他、供奉他的奴仆。魔神没法理解父神为何开天地、造万物，更没法理解女娲为什么要捏土造人，还为了那些脆弱的蝼蚁费心费力。要魔神说，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不需要这些低等生物，只不过琐事总要有人负担，造一批劳力就罢了。 但是现在仙族、人族繁衍过快，竟然慢慢扩散到神的领域。以魔神为首的一批神灵不满，主张毁灭仙人多余的人口。荣城贺虚不同意，中古大战就此爆发。魔神空无一切，但是此刻，他从他素来看不上的蝼蚁创造的阵法中，感受到了与他级别相同的自然之力。 阵法是化天地力量为己用，多年来稳居四翼之首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魔神心神俱震，挣脱这个阵法容易，可是这个认知带给他的惊骇却没法平息。魔神被困住的时间远远超过洛涵的预料，他趁机集中精神，引导属于自己的力量。风霜雨雪、电闪雷鸣，自然界中任何力量都可以是他的武器。 天边惊雷阵阵，洛寒手中慢慢浮起浅淡的金光。这份光芒并不刺眼，甚至都不明亮，但是有一种浩瀚的苍茫气息。云层中又闪过一道紫色闪电，但是这次闪电没有立刻消散，而是被牵引到山顶，如一道道灵蛇般连通云层和大地。 山顶噼啪乱响，最后雷电化为一个囚笼，融入阵法之中。洛寒将雷电引入降魔阵法中后，林清霄操控阵法的难度明显变大。雷电的力量非常磅礴，同时操控这么多能量，以他如今的修为来说，还有些困难。魔神大概是第一个感受到差别的人。雷电克邪祟，即便是魔神，也对雷电退避三舍。 魔神这回是真的感受到威胁感，他再也不留后手，全力以赴攻击阵法，想要迅速解决掉这两人。现在这两人是彻底不能留了，即便只是魔神的一道神石全力打出来的攻击，也不容小觑。林清霄不断变阵，魔神破坏了哪一部分，他就立刻转移阵法，用其他部分将漏洞填上。 这样不只需要精准的操控力，还需要极强的运算能力。眼前的阵法眼花缭乱，洛寒才看了一会儿就放弃了。洛寒知道，仅靠阵法坚持不了多久，再耗下去，最先耗不动的会是他们。然而，洛寒对神力的控制还处在摸索阶段，他其实并不知道如何控制神力。神的能力是创造。 那就是说，他并不是只有在雷雨天才能施展能力，他应当可以自由的召唤天雷，引导天雷。洛寒想起在淮阴岛时，他在生死一线间爆发出强烈的意志，以至于平地起惊雷，巨大的能量甚至把他劈回中谷。那是不是说，如果他足够专注，信念足够强大，是可以创造天雷的？ 身边的雨不知何时变大了，雨声风声混在一起，很影响判断。洛寒索性闭眼，摒弃一切干扰。洛寒脑海里仿佛出现一片夜空，宇宙浩渺，寂静无声。洛寒想着雷电形成的原理，在他的想象中，两团巨大的云雾碰撞，灰黑色的云层中隐隐现出青紫色的细闪电。 洛寒闭着眼睛，并不知道，此刻在他们的头顶，一团乌云凭空出现在上方，和洛寒脑海中那团云一模一样。林青霄和魔神听到声音，齐齐抬眼，看到头顶悬着一团巨大的、散发着可怕气息的阴云。林青霄和魔神没有说话，但是他们两人都知道，就在现在。 林静霄加大阵法控制，而魔神也不顾一切脱身。在阵法破碎的那一刻，一条粗壮的惊雷从云层中劈下，势不可挡，一往无前。电光甚至照亮了半边天空，仿佛是慢动作一般。魔神一获得自由就往外撤，然而雷电并不是直线，弯弯折折，不可预料。 青紫色的雷突然拐了一个巨大的弯儿，正好和魔神在空中碰撞，轰隆一声巨响传来，声音太大，洛寒耳朵都短暂的失去了听力。林清霄顾不得管阵法的事儿，拉起洛寒迅速往山下飞。整座山头缓慢的轰隆隆的崩裂，乱石到处飞射，山上的树木被连根拔起，整个山体分崩离析。 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